课文二，在医院。别看报纸了，医生说你要多休息。好，不看了，给我一杯茶吧。医生说吃药后两个小时不要喝茶。医生还说什么了？医生让你听我的，别。